锵锵三人行，陶杰老师来了啊！陶杰老师啊，其实呃，一说起这个东南亚的情况，他很熟悉。往往呢，中国大陆啊，我们的这个话题啊，很少去谈东南亚，呃，对那个地方也熟悉的人也不多啊。所以，哎，这个他们都说马年沾马字儿，你看这个马来西亚一节连二节是吧？弄一马航班机，现在说这个这个黑匣子才刚刚听到点信号啊。 再有一个就是火上浇油啊，这个中国的这个女游客，一个上海的女孩就在马来西亚，但是后来又我就觉得弄不清那边的形势，是菲律宾武装组织绑架的。对，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，猛一看呢，这那地方有点像马尔代夫啊，就是马来西亚沙巴州仙本那这海上度假村。你再看下边，哎，你瞧多像马尔代夫哈，就。 其实中国政府警告过好几次，就说这个不要到这个地方玩啊。然后你再看看下边，这是当时啊，这个这个你看桌子都翻了，这这个就是这个绑架的时候的这个呃情况，有人拍下来。你再看下边，这个是资料图片，就是说马来西亚的这个官方啊，曾经跟这个菲律宾武装组织，这个以前呢，你看这种谈判的，呃这种场面。 哎，陶老师，你你你给解读解读，这个怎么回事？这个沙巴我去过，在东马，本来十年前呢，我第一次去我就爱上这个地方，风景。哇，这个水清沙净，您说的对，马尔代夫第二，马尔代夫离香港比它远。马尔代夫也是马哦。再加上，还有加勒比海的那种清幽，哦，而且呢，你不用去加勒比海，因为贵。 到沙巴呢很便宜，哦，就有那种白色的沙滩。哇，那个沙滩这这漂亮，那个水都是清的，看见这个小海龟，看见这个金鱼，看见这个珊瑚。哦，啊，而且呢，这个很利于潜水，浮潜也行，深潜也行。那个沙子白呀，那个水呀就是翡翠一样的那个这个比布吉还漂亮。 啊，对，记的海不漂亮，所以呢，呃，现在不行了，不及呢三十年前漂亮，是吧？还有个芭提雅，四十年前漂亮， <laughs> 游客一去，通通污染。我自从三四年前一去呢，珊瑚开始烂了，啊，然后呢，这个海上开始有一些塑料袋啊，这个浮来浮去。我就问那个当地的土人怎么回事，两种：菲律宾渔民来捕鱼，第二是中国游客来多。我心想，这两股势力。 天雷勾着了地火，遇上了早晚出事。哎，为什么？沙巴那个 <laughs> 在很东，东边呢？它是马来西亚东端，它还连着几个岛，这几个岛形成一条链子，就连着菲律宾。就连在菲律宾，菲律宾南部，本来你连着菲律宾，别的地方没事。南部的有个叫棉兰老岛，对，这个棉兰老岛呢，这原始森林，而且是伊斯兰独立势力，几次啊。 这个菲律宾政府派政府军呢上岛啊去剿匪啊，都死伤震藉。他们有人讲啊，说过去这个组织啊是拉登那边给他提供资金，给他钱。但是美国联合东南亚这国家这一反恐啊，他的资金链断了，他没钱了，所以呢他就绑架。 到最后呢，绑架成了买卖，就是主义不主义是另一回事儿了。对呀，绑绑人成了生意了。那一个岛链呢，你去过啊？你坐个快艇啊，就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，半小时；又从第二个岛到第三个岛啊，二十分钟。太适合游击队活动。而这个岛跳来跳去，你都弄不清楚它是菲律宾领土还是马来的东马的这个这个领土。那边成了个三不管，所以呢，不错，自然风光是美比苏杭。 嗯，但是那个马来西亚那个军警到不了，只要你看那个渔民啊，当时我看那些开快艇的那些，看那样子，当年我的心里有点不踏实。哦，你说他是渔民也可以，你说他哎，换件衣服当海盗也行。对，就跟索马里那边差不多。哎，所以呢，加上呢，我我那个时候去东马，有人告诉我，你去找那些开快艇，你要问清楚是天主教徒。 还是伊斯兰教徒，有什么最好找？那个开快艇很多都是菲律宾人的，菲律最好找天主教徒。天主教徒的菲律宾人，当然要是伊斯兰的，又是菲律宾的，当心，那个就是棉兰佬。要是伊斯兰，但是马来的还好，啊，所以现在我们内地同胞，这又不能这么说，我们也不能宗教歧视，对不对？不是歧视，不是歧视，就是说。 要打醒精神，嗯，而且呢，那个那个风险自负，嗯，哎，这种啊，你像是咱们国家这个铁铁腕管制的，相比之下，你就会感觉啊，有些国家呀，它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啊？就是统治不力的状态。你比如说菲律宾。 那么多年，他就是有一帮恐怖，就是武装组织。他这个政府不能，他不能管。菲律宾是个岛岛国，他这七千个国防军，他把剿灭了不就完了？没没用，剿过啊，没用啊。你记得两年前有一个新闻记者团上岛，被他杀了五十个。哦，是是是，记得吗？惨案啊，都是记者、新闻工作者，照样干掉。你说这政府派人呢去上岛去考察的？ 专门专门，美国有一支几百人的反恐部队，专门在那里要对付他们。对付。哎，就对付他们，呃，但是这件事情在中国来说是意义非常很特别。嗯。以前没有什么新闻，就中国的游客在外面被绑架，引起国内的全部注意的。我查了一下中国人在海外被绑架的记录哈，嗯，大部分都是工人。 都是帮一些公中国公司或者什么公司，大部分是在非洲，比如埃及前一阵很多工人，啊，阿富汗也有，一批一批的游客的新闻哦，我不知道是以前没报道呢，还是很就是没有，就这次出现了一个游客的这个情况，大国象征啊，一般一般只有强国的游客才会被绑架，当然了，啊，他认为你国家会来。 以前中国啊，是他们已经打电话了，哎，已经打电话给他们家人了，就说人在我们手里完好啊。 就拿钱嘛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啊。忧的是我们以后中国游客在海外不安全了。对。喜的是我们强国有这个经济势力。对。人家绑你是看得起你。哎，明白 <laughs> 没有没有，以前绑绑你没有用，你这国家。绑我们一下，他扬我国威啊，你知道吗？当然，正好这次是看在因为中马关系，因为这个飞机的事情变得又很微妙，所以这有一点雪上加霜。这个事情要加倍注意。没错，你看他。 他听到这个这个 MH 三七零这个这个这个飞机啊，这个信号，说中国海巡船最早听到的嘛，这在国内这网上就是扬我国威啊。他这个就是说，据说领导非常重视啊。这是这这是这个，本来开头啊，这个说这个卫星。 咱们国家这个航天成就不是那个什么 <laughs> 标炳全世界嘛？好家伙，登月，好上上天，那个时候就有。咱们是外行，咱不懂啊。说哎，咱们不是卫星航天那么厉害吗？怎么到最后是人家英国海事卫星局把这个几次握手，把这个就弄出来？说咱那卫星是什么？爱爱国情绪受了一顿挫折，是吧？所以这次一听说中国海巡船听到了黑匣子，那家伙非常重要，而且还专门报道说外国传媒啊。 怀疑中国的这个设备老旧，嗯，结果中国的海天也是上海的，他就说我们的设备都是进口的， <laughs> 我们的设备都很好的。但是现在的问题是，澳大利亚也听到一个信号，中国也听到个信号，听上去是好消息，就好像肯定有这么一个东西。可是我仔细一看，原来这两个信号当中差了六百公里。是哦。 才六百公里，就你听你的，我听我的。那 <laughs> 六百公里啊，一 <laughs> 一个在青岛，一个在北京啊，找一个盒子啊，嗯， <laughs> 所以任重而道远呢。哎，这个我今天看一个像黄色的导弹一样的东西，已经就水下那个那个搜寻器啊，好像是美国的，就已经已经放到海底，呃，开始找了。但是你看最近这个一连串的这个事件啊，它还引起一个情绪问题。嗯。 老实说呀，菲律宾，你看啊，菲律宾，我受了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地理频道的影响，我认为是个很恶劣的国家，就是洗脑了，洗脑了，对吧？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有一个纪录片叫做《异域什么什么》，拍的专门是这种游客呀，比如说一个西方游客跑到菲律宾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给关到监狱里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最后勒索，警察都勒索给钱啊，就是牵涉这种事情。 但是呢，我去过马来西亚多次，过去我对马来西亚印象是很好的，而且我觉得马来西亚人很和善，那个这至少咱接触的华人吧，这不比较友善。但是你看现在这一下，中国跟马来西亚成仇人了，而且你看这发展到台湾的这个大学里，你知道吗？也有一个就是台湾大学生一听一个学生好像叫什么，就说哎你哪儿的？他说马来西亚的。那台湾的大学生说你个畜生，你们国家专门撒谎就是。 你要现在一开始出现了这么一些矛盾，包括甚至咱知道马来西亚籍的歌手在中国都被骂。现在咱们去一下广告，《锵锵三人行》广告之后见。哦，这说的还不是台湾大学生，是说呀，因为自己的马来西亚国籍，在台湾学习的一个华人，嗯，他的这个这个这个台湾学习的来自马来西亚国籍的这个华人，被另一个大陆学生在台湾上学的骂了一顿，就骂他是这个畜生。当然。 这种是有点非理性。这个其实，呃呃，我这次才知道，原来中国跟马来西亚的贸易啊，是除了亚洲哈，除了日本跟韩国以外的第三大贸易国。所以其实是很看重这两两国关系。你没看最最近新闻在降温吗？嗯。中马友谊又被强调嘛？ <laughs> 中马友谊。 <laughs> 因为因为对对中国来说，南海的争端哈，菲律宾跟越南才是更麻烦的。相对来说，马来西亚找麻烦比较少。 那个飞机是一时的事情，我觉得长远不会影响。而且那个绑架哈，台湾去年是有一个，你讲到台湾哈，那个老公在那个绑架的时候反抗，结果被打死了。被打死啊！啊，那个那个老婆后来又放出来了。是是是。所以这种事情真的很麻烦。中国人现在不大习惯这一套，就是说，假如说他现在一大笔钱，你说会不会政府出一大笔钱把这个人赎回来？ 曾经，中国中国不大玩这样的游戏的。我看到好像曾经有一次是菲律宾呢，还是哪个国家呀？两千万美元都出啊，就是快两千万吧，两千万，两千万美元呢，就就就就就出这个赎金呢？那太多了，我觉得开这个先例。你要是中国领导，你确实太贵了，是吗？哎，太贵了，不惜养奸。嗯啊，但是呢，现在他国家的这个中国这个外交部声明啊。 啊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怎么说？责成大马政府在照顾该上海游客的生命安全的前提之下，争取获得释放。就是说，你不要乱来，我还要要人钱，我不付人命，我要把这个事情交给这个马。啊，但是不能伤害一一分一毫。那你让马来西亚怎么办呢？他怎么能保证？ 马来西亚怎么能保证？对呀，马来西亚给钱吗？啊，马来西亚，马航都快破产了。对呀，马来西亚只能说，我来保证他的人生命安全，我只能够给钱。给了钱以后，我这个单谁来谁来埋单？对对对，他各国外交部声明没这么说。各国搜救的费用还没买单。他说你要保证他的安全，我怎么保证他呢？人不在我手里，人在菲律菲律宾海盗手里。他他已经高调的表态，他那个首相啊，嗯，还出来讲这个事情了。 这个算是已经是高度重视了，就是算是已经是高度重视了。是现在，但谁敢惹中国呀？但这个 <laughs> 这个，但这个上海女孩子胆子也大，她不是旅行团，她自己去的。中国应该这样说，你这个你救不出来，就像日本呢修改宪法，我有借口了。嗯，我以后啊，我这个。 驱逐舰呐，炮舰我就开到东马海域，这个你还真保护我国游客安全。这还你还真是说美国作为一个美国公民，有时候在这方面能找着点自豪感，至少在美国电影里，对吧？你看那个菲利普船长，那个电影拍得多么好。 美国那个瞎编突击队，不过他后面那么多军舰来来救的时候，我心想汤姆汉斯自恋吧，这是。这就是我们对美国的想象。比如说马航班机，中国老百姓怎么聊啊？说这要是美国飞机，那家伙美国接管了，美国肯定这片海域太平洋舰队就给你团团围住了啊，那还去多国搜救？别上电影的当啊！别上电影的当！我我昨天看《美国队长》，我一面看一面在讲马航失联的事情，我想你们。 跑哪儿去了？你 <laughs> 你们就在华盛顿折腾，你你们派出去啊？我跟你说，就是这样，到现在还在说，美国什么都知道，美国早都知道了，对，美国就是在指挥着马来西亚做傀儡， <laughs> 对外释放什么不释放什么，这倒不这倒不是猜测，这个英国海事集团的那个那个信号啊，两三天后就提出来了。 但是隔了三四天，马来西亚才宣布，因为这三四天拿去给 <laughs> FBI 鉴定去，是啊，对对对，这个三四天我们在越南海里的很多船都来转去，团转，哎，他在那里去鉴定去，你说他不知道，没人相信。你现在上 Google，你就看那个地图，你有人没有亲戚住在多伦多、温哥华，有没有地址啊？你一输进，你这个亲戚在温哥华、多伦多那个后花园种了什么花？ 那个汽车什么型号、车牌，当然他删掉了，看得清清楚楚。对，但是那是海啊，海还看不了吗？你残骸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也觉得他们是隐瞒？我觉得是力到了能力，你连个车牌都看见，碎片能看不见？啊，你说这不奇怪吗？碎片看的都都不相关，除非这个这个这个飞机是差水。 与完整的到了海龙王那边，嗯，有可能吗？这违反物理定学吗？你你你，说这个跟明星跳水一样，没错，挺有意思。我我想起个事儿，就我们这比我还大的岁数的人呢，对这个电脑啊，对 Google 这个地图啊。 他是很无知的，跟农民一样，他弄不清楚，你知道吗？去看看。但是我们这有这么一个年长的朋友，他找了个小女友，哎，在美国。你知道这个老头啊，找小女友啊，他就特别吃醋，嗯，这个占有欲相当强，他就监视。然后呢，他就弄那个，他听说年轻人说那个 Google 哈， <laughs> 他真的看到这个女孩的这个家里，看到那女孩的家里，然后跟这个女孩大发雷霆，说你们家那个门口除了停了你的车之外。 还停了另另另一辆车，我看了两天，第二天还停着。 <laughs> 那个有人在你们家过夜。后来，后来他们说不够那个，够够那个就半年前的，对， <laughs> 几个月以前。看疯了，老头儿，你。 <laughs> 及时的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而且，所以你看，咱们说这个学生啊，好像容易这个宣泄情绪，特别是在有些人挑动的情况下。你看他们现在讲，你要是网上的大 V 一挑动这种民族情绪啊，很多年轻人就跟着上。你在想台湾，这个反服贸这学生现在不开就开始撤啊，我就想起啊。 这个年轻人啊，现在的这个年轻人，我要这么讲啊，就会招人骂。但是我一直有一句话，我觉得没有必要谄媚年轻人，对吧？当然，年轻女孩咱们喜欢，但是一般的就说年轻人， <laughs> 因为我自己想想，我我今天四十多岁的人，我我想我二十多，那傻就是傻嘛，你不懂就是不懂嘛。所以我现在就觉得，啊，刚才我跟陶陶杰老师聊，我也是说，我说昨天半夜听他还主持。 电台节目呢， <laughs> 就今夜不设防之类的了。我说你还现在还在做吗？他就说后继无人。他谈到一个问题啊，他就是说啊，你看，包括现在写专栏的，年轻人就是就是跟不上啊，写不出这个程度啊。那包括电台这种政论时评，所以我后来觉得他们是不是生活呀，完全向另一个方向了。对，我们现在认为需要一个人的知识水平和智力的这些行当。 可能就没了以后，没了。现在就是后继无人，文化人文精神没有。不要说这么高深，你现在在香港叫随便街上，你说香港大学不是专门做民意调查吗？你去调查这方面，随便找个二十一二岁，叫他坐下来写五百字的文章，写一下啊，今天我做了什么事。 今天我就是说记个日记的方式，你看看他第一有没有错别字，第二他这个思路起承转合，第三他记的这个日记文章里头无聊不无聊，第四他是懂不懂得剪裁，你去看看，吓死你，嗯啊，是很可怕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经常去接触这种人，因为我跟文字跟传媒呢这个关系很密切，有时候看。 不像话，你知道？但是不敢，不敢说他，你知道吗？你你说，哎，这个文字要要怎么好啊？要怎么好啊？你跟着哎，你看看张恨水啊，张爱玲什么张恨水啊？是谁呀？对呀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已经活在一个 WhatsApp，跟这个微信的年代，什么都不准超过几十个字。他发这个发了这么多年，啊，这么几年，这个人的思维都变成断句，断句。 啊，他不能连贯起来。你一下子叫他发表三分钟的演说，然后这三分钟要出口成文，这个话没有说出来，意在嘴先，脑子里头已经形成一个结构，办不到。啊，这就是。那会不会是我们用我们的知识结构在衡量他们呢？他们倒过来也可以说。 你这个手机里边的这个这个这个项目啊，这个点点啊，怎么这么少？你一个老头儿，哎，你这个老头儿，酷狗地图，你都看？哎对，老头 l e 地图监督女朋友。 <laughs> 我最近才知道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可以打电话不要钱的，人家说早有了，你怎么这么的？他们的手机里刷刷刷刷刷刷好好多东西。你可以跟他说，我要像你的手机这么多这么多点呢，我可以做得到，但是你还原过来，你要像我这样。 能够写出五百字、一千字的东西，你能不能做到？我这个点子，我我我不装字而已。但我带他说哈，那你活了这么久了，等我活到你这么久的时候，那时候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我都会了。 <laughs> 呃，你就你是觉得这些个传统的这些写作或者什么，跟人的智力有关系？是啊，我觉得无法逆转。第一会现在是失字，文字已经慢失去了字，失去了。第二是失语。 就不会说话了，不会说话了。language 啊，第三是识字，智，最后智能的智，三十，第四是识智志气的志。哦，志气的气志，因为你能力差了嘛，到了一定的时候，你就这个这叫什么？综合起来就是叫什么两个字？大陆谁都知道，脑残。 这不就脑残吗？这就脑残了。脑残还有脑残粉呢。对啊， <laughs> 但是就是不一定，我都不那么不不那么消极。哎，这些人，你去做 IT 工作第六，我要开一个公司，要请个什么电脑技术员啊，对，游戏设计师啊，设计师啊，什么游戏什么 online 啊，什么什么，哎，大批人来应征。对，接下来为您播出《文明启示录》。我们从前种了个毒。